第二十二课对话。你们家有几口人？三个人。小张，你们家有几口人？我们家有四个人，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和我。小李，你呢？我们家有五个人，父亲、母亲、妹妹和我。 这是四个人，哦，还有一个姐姐。你看看这张相片，这是我父亲和母亲的相片。你父亲有五十岁吗？没有，他是四十六岁。我母亲四十五岁。这是不是你的妹妹？她几岁？ 他九岁，你的姐姐多大岁？她十九岁。你们公司有多少职员？你们是一个什么公司？是一家外贸公司。是个大公司吗？不大，是个比较小的公司。有多少职员？ 大概有一百多个职员，都是中国职员吗？不都是中国职员，也有外国职员。生词：公司、外贸、职员、大概、外国、多少、几、多大岁。 口比较相片。嗯，四。现在几点钟？五。现在几点钟？现在九点钟。六点二十分。七点十五分。七点一刻。九点零五分。九点。 四十五分，九点三刻，差一刻十点钟，十点三十分，十点半，十一点五十分，十二点差十分，两点二十二分，三点五十五分，差五分四点。你们上午几点上课？ 我们上午八点半上课，早上起床六点半，早上吃早饭七点，上午去教室八点二十，中午下课十一点五十，中午吃午饭十二点七。 今天你们什么时候听录音？我们下午两点半听录音，锻炼身体。下午四点十分去商店。下午五点钟吃晚饭。六点看电影。晚上七点一刻。 八课文，马勒在利沃夫大学学习。马勒是利沃夫大学学生。利沃夫大学很大，学生很多。马勒学习乌克兰语。他早上六点十分起床，六点三刻吃早饭，七点半去教室。 八点上课，他上午有四节课，差十分十二点钟下课，十二点吃饭，下午四点一刻吃午饭，下午四点一刻，马乐和同学们一起去操场锻炼身体，晚上他做练习，听录音，有时候。 他也看电视或者看电影。他十点半睡觉。马乐身体很好，学习也很努力。生词：点、钟、分、半、秒、小时、时候、昼夜、早上、上午。 中午、下午、课、差、晚上，或者睡觉、上课、下课、节。这是多少？这是十四。这是几？这是三十。 现在几点钟？现在十点钟。现在不是十点钟。今天几月几号？今天五月五号。今天不是五月五号。明天星期几？明天星期四。明天不是星期四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英国人。 我不是英国人，你是哪人？我是北京人。我不是北京人，我是上海人。十二。今天、明天、昨天、天天、天山。今年、去年。 明年上星期，下星期，上月，下月，十四，静夜思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，野火烧不尽。 春风吹又生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